课文一，在教室。我先走了。你去哪儿？我去图书馆借本书。帮我把这本词典还了吧。好。等一会儿你离开教室的时候，记得把灯关了。好的，放心吧。生词：图书馆、借、词典。 环，灯。